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今天再一次和大家分享讲解无知的财主这个比喻，我的题目是无知与智慧。让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从中学习得到智慧，建立我们健全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 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的看顾保守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敬拜主。这时候，神灵啊，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开通我们的耳朵。恩高主你不能要先讲的，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，领到我们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 让我们的明日，我们的生命，在这眼前是主看为所喜悦的，是祝福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上个礼拜，我跟大家说，耶稣讲的这无知的财主比喻，这个财主，他有很多田产。 他会想，他会设计，他会计划。可见，他是一个很有本事，也有头脑的人。他的人生图画是什么呢？他一生都在努力策划、奋斗，然后他的成就也不凡啊。有一天，他认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安定下来。 享受劳动成果了，所以他就对自己说：“灵魂呐，你有许多财物继承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”上帝却对他说：“姑娘啊，姑娘，墓的的人啊。” 折磨就爱的你的灵魂，你的生命，你所预备的爱归好多人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就离开世界了。不是只有这一个财主罢了。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的生活圈子，我们也会看到，有的人也是怎么样。 他打算这个，他计划那个，有一天，哎，我们听到，他死了，没有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，都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日，但是，我们却不知道，自己的死亡年日。你去看医生，或者去政府部门办事，你会拿到一个号码，你看那号码。 哎，几号？现在几号？啊，你就知道你要等多少人，或者你也知道几时轮到你。但是，死亡是没有拿号码的。我巴不得死亡有拿号码，知道吗？嘿，嘿，没有这么快轮到我，前面还有好几个。可是没有号码的啊。 你知道几时到你吗？你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几时轮到你。以后，日后如果有机会，你去送兵，送到坟场的时候，啊，死者下土后，你不要记着就回家，你不妨在坟场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看看墓碑。 你会发现到，哎，每个人呐，他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几十年，有的人十多年，有的人几个月、几天，甚至有的一出生便夭折了，好像根本没有拥有过年日一样。然后你再看看，那个墓碑写什么呢？墓碑写什么呢？几乎是千篇一律的。 在写作什么？某某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，死于某年某月某日。没写。某某呢？每年每月每日生，每年每月每日死。这个墓碑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墓碑告诉我们，从出生到死亡之间这一段的日子。 那是一个人，那是那个人在这个世上的时间，从出生到死亡，这一段时间时间过程，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过程呐。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时间是人在世界上的时间，那么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日子。 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他在这个世界的日子的时间，也是什么？也是，一天一天的减少啊！所以难怪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拥有，每一天都在增加，只有一样，每一天在减少。青年人，你知道哪一样？ 每一天减都在减少的是什么吗？两个字，想一想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拥有每一天都在增加，只有一样，每一天都在减少，那是什么？我们一起回答啊！来，想到了没有？想到答案就大大声回答来，一二三，时间，时间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呢。 每一天过一天少一天，过一年少一年。既然知道每一天都在减少，你怎么样看待你的时间？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？这就是时间的观念了。时间是什么？外国人说，时间是 money，time is money，时间是钱。这个定义，这个 definition 好不好啊？ 时间就是金钱，这个定义好不好啊？好就讲好，不好就讲不好。来，想好了没有？一二三，不好。有没有人说好？举手。那没有。不好啊，而且非常的愚蠢呐。为什么呢？金钱的价值。 怎么能够跟时间相比呢？我们的老老老老老老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们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哈，我小学的时候都读到这么一句话了啊！所以怎么能说时间就是金钱呢？那真的是愚蠢呐！但是我们却看到。 今天有不少的人，他们把时间全部卖给金钱。这些人常常说：“我只毛我只毛我只毛 A。”外进亏，我进吃亏，吃亏钱了，毛钱了。我进来吃亏，我进来毛 A，为着来毛 A，我就来吃亏。 一年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赚钱，忘记了家人、儿女、父母亲、亲人，还有，找来吧，还有上帝。时间，西刚西刚每个人都讲时间。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什么？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：“时间这个东西，你不问我，我以为我知道。” 你一问我，我才知道我不知道。对呀，我们每天讲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，时间是谁呢？时间是什么？那要记得牧师讲的，第一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生命啊！浪费了一些钱，你觉得可惜、心痛，浪费时间岂不更可惜吗？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啊！可是你会看到许多人常常不经意的浪费时间，比如说迟到，让人家等，或者等人。我不晓得写掉写掉我有没有？有一次我的会友告诉我，永用那边有一个大瓶卖药 于是说，那个时候是给 member 的，很多东西卖很便宜，我就想哇，那不错啊！既然那个会有还是老师来了在服务的时候，所以我就记得那天日子，我家要去医用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哇，那个排队排很长啊，大家都在等着啊，我一看我就不要去排队了。 许多人啊排队要买，买想到世人在精兵啊，买了没够，哎，哎你破下嘞啊为了便宜啊，卫生纸啊，这个便宜那个便宜，便宜几块钱，却把那个时间一小时、半小时在那边排队。弟兄姐妹们，时间就是生命啊！你在等的时候。 那个时间，那个生命就怎么样过去了？谁不要轻易的、不经意的浪费时间等人或者让人家等？二十五年前，我在这里做牧师的时候，我想大家都会说：“哇，上一堂很准时，对不对呀？”啊，上一堂很准时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不论是退休会还是爱宴，退休会要去外婆嘛。 我常常跟德清哥，因为常常都是德清哥接八尺车。我跟他讲，德清哥，时间到你就就外讲啊，时间到就跟我讲。啊，不要看人，看时间。为什么不要看人呢？因为看人，如果有人迟到了，那可能就不好意思。啊，知道某某人来，你还要叫八车走，那就看时间。时间搞，冇事，时间搞 o k 回家了。 要不然，等下等一个人，又要等什么？又要等两个人，等两个人，第二个人又要等第三个人。所以那个时候退休会，准时一定走，早上三点就走，四点就走，两点就走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总务没有来，还记得有一次家庭有一个人没有来，刚好那一年去这个金马伦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在金马伦那边买了一粒东巴。 买了，说了，东吧。回家的时候去给那个姐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哟，还没被女魔力哟哈。我们还是，但是不能够等。阿燕，启动就开始了。啊，如果有人慢到的话，可能就吃完了。不能够等人，也不能够让人家等。我们一定要准时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啊。 那我去帮大马兰堂，还在福仁堂做牧师的时候，都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有一天，大家一起坐福音车去其他的教会参加聚会，有人迟到，福音车上十二个人在等着那个人。啊，最后那个人来了，他一上车就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彩红云。”我就回答说。 不是迟了十分钟，是迟了一百二十分钟。我们，我有迟到这么久吗？我跟他说，在车上有十二个人等着你，一个人等十分钟，十二个人不是等了一百二十分钟吗？两个钟头啊！那个人就静静没有说话了。一个聚会，一个活动，迟到一分钟不等于是一分钟。如果三十个人等你。 那是三十分钟，一百个人等你就是一百分钟。这些时间常常因为等人或者被等了被浪费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一件事情：聚会、礼拜、活动去什么地方？宁可我等人，不要人等我。宁可我等人，不要人等我。年人，你们有没有看见？ 人要死的情况啊！前面呢，你让我看过，就讲那我死的时金进去吗？我是牧师嘛，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特权的哈。我看到一个人，他要死了，他的口张得大大。 尽他最大的努力，他要吸吸更多的空气出去。那大爷发谁？死了，死了啦！最后还是死了。还有一个人，他要死之前，他的嘴巴。 知道他做什么？那边一讲了，他要讲话要有公望，一滴眼泪就从他的眼角这边掉出来，see you 啦！他啱冇卡相机，我卡相机都看你能看哦。那个时候没有手，没有手机吧？ 不像现在手机这么方便，还有一个，他病很重，他就要断气了，旁边的人呢，在那边哭，在那边喊：“来哦来哦，美女讲哦，你去断样就断你了。”哎，今天他会不会听？啊，你的大儿子就要回来了，美女讲哦，美女讲哦，我看到那个人的眼皮一直动。 他眼睛是闭起来，就咚咚咚咚。你知道那表示什么？他要等着他儿子回来嘛，他要把他眼睛张开嘛，叫他不要死，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。最后，眼皮眼皮慢慢不动了，死了。一粒眼睛睁开罢了，这样一粒眼睛睁开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 弟兄姐妹们，唔是讲出呢好人能惊白眉啊，呢 <laughs> 行人惊好，唔好行能惊啊！我们要想，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？我要告诉大家一点，就是说，这些人，你看对他们来讲，他们都巴不得多几分钟，甚至多几秒钟啊！ 对不对？你对就讲对，不对就讲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弟兄姐妹们，时间就是生命。年轻人，今天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？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吗？你在浪费你的生命。如果你浪费你的时间的话。 要好好的善用你的时间，那就是善用你的生命。第二，时间就是机会。有很多人问，特别现在 c o i d 奶丁的时候，很多人问：“哎呀，是你写给忙的个？膝盖忙的没熬力呀？没熬是膝盖忙的个？”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有人尝试着回答的话， 嗯， <laughs> 你不要去听他讲的话了哈，因为耶稣说过了，末日怎么怎么人什么时候来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使都不知道，只有谁知道？只有上帝知道吧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对世界末日没有兴趣，我比较兴趣什么？个人末日啊，这跟搞忘给蒙，谁该蒙你边啊，蒙一蒙，一律嘛？ 你就这样，首先加给的 money，那就很快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明天，可能后天，可能明年。那时间就是生命，你要珍惜做你现在拥有的时间。那时间就是机会，你要怎么去做呢？时间就是机会。 那你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？圣经没有给答案，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，那是什么？上帝延长了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来到。为什么？好能给我悔改呀，好能给我全信耶稣啊！所以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机会，那是上帝给人的机会。 上帝给人得到永生生命的机会，难怪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：“现在是约拿的时候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。”都是讲“现在，现在”，然后还加了一句话：“看呐，还看呐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要注意，你们要注意呀！ 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机会。可是今天许多人对机会的了解是什么？赚钱、投资。但是圣经里面对机会的诠释是什么呢？在我们这个暂时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要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就是永恒得到永恒的这个机会。然后。 在这个有限的时空当中抓住机会，我们做什么？做超时空的工作，这个是上个礼拜所讲的了，就帮助我们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承受历史的人， <coughs> 历史把我带到什么地方，我就在；带到何处，我就在何处。历史给我什么，我就是什么，这是第一种人。第二种人。 分析历史的人，这就是历史学者、历史教授他们做的事情。这些人，他们读历史、领受历史之后，他们将历史所带来的教训做研究、做分析。第三种人，创造历史的人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威斯利、约翰、怀特菲、林肯。 甘地等等这些历史人物或者属灵为人，他们都是属于这第三种人。他们把历史从一个时代带到另外一个时代，或者说，他们都是创写历史、改写历史的人。上个礼拜我讲了两个圣经人物，我给大家看他们的历史哲学观。第一个人物。 CCG 啊，他的历史哲学观是什么？我只要自己好就行了，我家好就 o 塞了，因为他这个观念，他带给了他的子孙们许多的苦难，他给子孙们带来很多苦难。第二个人伊利亚，我我要做的比以前的人好，结果呢？ 他创造了历史，所以就新约圣经出现了以利亚这个人。我记得杨百鹤老师，我从来没有忘记他讲的一句话：杨百鹤老师怎么说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创写人类历史，怎不的？不是每个人都是林肯，不是每个人都是甘地呀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创写改写人类历史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写自己的。 个人历史啊，时间，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机会，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创写什么？创写自己侍奉上帝的日子历史。我要做的比以前的人更好，这是上个礼拜牧师讲的。好，第三，时间，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就是记录。 圣经启示录出现一幅的图画。有一天，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。有一本册子叫做《生命册》，打打开，那个《生命册》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名我觉得是名差的列嘛。这个的名字有没有在《生命册》里面？卫斯理汉讲了一个讲了一件事情：有一天你到天堂的时候，你会吓了一跳。 有很多人以为会上天堂的，你见不到；有很多人你以为不会上天堂的，你反而见得到。然后他再加了一句话：，你会发现到很多为你公会会有不在天堂里面。弟兄姐妹们，谁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呢？悔改信主的人，悔改神信耶稣的人。 一个名啊，点略的神明草询是代表。好，生命册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的工作记录。这个工作记录不是记录这个人曾经做过顾问、做过主席、做过经理、做过执事、做过会友，不是，而是这个人他曾经为上帝做了什么。 一九九五年，我九四年在这边做牧师，九五年就到巴生班达马兰做牧师了嘛。九五年、九六年年议会的时候，年会问我，牧师老索老龙你多找牧师爱吗？啊，那个时候一两批牧师掉了。如果老一辈知道我在这商一堂做十年牧师的时候， 宣道堂就一直希望我过去他们做牧师，所以曾经有一年，年会派我做宣道堂的传道，啊，很多哥应该会记得，但是我还是在这边做牧师。现在我到巴生班达马郎，一年两年，一九九六年年会就问宣道堂做牧师，你要回去宣道堂做牧师吗？那个时候，我回答说，我来班达马郎。 我才做两年罢了啊！我都没有做什么工作啊，不能够回去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那个时候回去了，你知道以后班大马兰教会的历史怎么写吗？一九九五年、一九九六年，周龙杰牧师在班大马兰做牧师做了什么？吃了八升马古德就回家了。我不要这样的一个内容，不要这样的一个记录啊！ 好的，我在班达马兰堂，我是五年目标，五年目标，到了第二个五年第七年的时候，六月年会就跟我讲，你的目标达到了，宗教教育所建了，五百人目标达到了了，开设了布道所了，也庆祝了教会五十周年纪念了，明年就到芙蓉堂去做牧师。我跟年会说，我是十年计划，现在才七年嘛。 我是牧师，您会派就去。我跟联会说，如果有其他人，就不必派我，我还要在班达马兰做。可是最后还是到班达，到芙蓉堂做牧师。所以二零零二年我去芙蓉堂做牧师了。哇，千多个会友，四五百个家庭，我觉得侍奉很吃力呀。零二。 二零零二、二零零三、二零零四，我知道太平卫理公会要换牧师了。我那时候跟家人讲，要不要回去太平做牧师？我也认识太平卫理公会的人啊。啊，家人就你的意思，我们都没问题。可是我最后，我打消这个念头啊，因为我在。 芙蓉堂才三年罢了。如果我做了三年，如果我去其他的教会做牧师，你知道日后芙蓉堂教会历史是怎么写的吗？二零零二、二零零三、二零零四，主理牧师周龙杰做什么工作？治疗八生烧包，治疗芙蓉烧包就走了。空空，感谢上帝。一九九六年。 我留下来，我没有走，我继续在班达马兰堂做牧师。那个教会迅速的成长，短短的去年的时间，人数从一百二十多人增加到五百人，月份奉献从四千多块到三十多千。去年的时间，开设一间布道所，三十四万买的，买了一块地。 做教会做礼拜停车用二十二万，扩建圣殿加一些 LED 这些十多万，建了一栋四层宗教教育楼，还有牧师楼一百万，全部都是帮达马兰教会弟兄姐妹们奉献，没有跟任何一间教会去要他们奉献。二零零 一年我离开班达马兰教会了年会，廖成煌医生啊，那个时候他就到巴南马他加进班达马兰教会了。他看到我，很几好多次都跟我说：“周牧师，你离开班达马兰教会很多年了，班达马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想念你呀。”感谢上帝，因为弟兄姐妹们同心。 在班达马兰教会的历史记录上，那是一个记录。同样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芙蓉堂工作很难做，我很想离开，但是最后我还是继续留在芙蓉堂做牧师。也从来没有想到，当我继续留下来的时候，一做做十八年呐。但是十八年里面，一项一项的工作展开呀，我开始晚间崇拜。 我开设老人院啊，三堂弟兄姐妹有看过？我扩建圣殿，四次装修礼拜堂，设立宣教金、神学奖学金，开设了三间布道所，建造了一间历史走廊，开设青年中心，购置一片两亿个多的地皮，要做建造圣殿用途，还有购置牧师楼，还有成立乐龄团契、青年团契、青春团契、大专团契、生命团契。 生命小组，张世杰牧师曾经在上一堂做过牧师的，他告诉我，你只做了十多年，但是你所做的已经超过以前的人做的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就是记录。请问你的记录是什么？做会有多年？做就是几年？这些不够，还要进一步的是。 你为上帝做了什么？刚才我讲到班达马兰堂，刚才我讲到芙蓉堂，不是说我做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应该说弟兄姐妹们、师师们同心合意。所以在这两间教会的发展历史上呢，都做了一些不能够被涂抹的，都做了祝福，做了这个美事啊。好了，今天再回来做你的牧师，给你妈过多人找你的牧师。 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心合意，为上帝做新事，还要做大事，要创写我们三一堂教会历史。那也是创写你我个人的侍奉历史啊，也是创写你我。 这会有做执事的个人侍奉历史啊，就帮助我们。难道我就空着双手？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讲。好，我们唱这首诗歌。难道我就空着